第六课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二，对话，你上哪儿？我上宿舍。您也上宿舍吗？我上食堂。生词，上哪儿？宿舍。 食堂，语音学，ang on eng in 六，bang bang bang bang 坐，绑，胖。 棒，烹，喷，捧，盆，捧，盆，碰，盆，拼，音，平，银，饼，影，病，硬。 轰轰哄浓哄哄哄弄伤长赏上八帮帮。 崩奔轰伤哼刚翁温冲贪称应忙慢。 拼通声九明听帮刚中拼扔当风。 轰！崩！啷蒙！叮！叮！嗡！公！称！十！十！差了。 哭了，呢了，开了，包了，偷了，拿了，读了，咳了，来了，逃了，楼了，打了，数了，扯了。 买了，跑了，丑了，骂了，富了，饿了，卖了，告了，够了。十一，玻璃，哥哥，衣服，出来。 妈妈，叔叔，一个题目，爷爷，舌头，拿来，提出，你们，打开，我们，里头，好处。 马虎，爸爸，弟弟，树木，木头，妹妹，那个，十二，打，打了，打的，数，数了，数的，扯，扯了。 扯的，买，买了，买的，跑，跑了，好的，拿，拿了，拿的，读，读了，读的，得，得了，得的，来。 来了，来的，逃，逃了，逃的。课文，绕口令。天上一个盆，地下一个瓶，瓶碰盆，盆碰瓶，瓶碰盆，盆碰瓶。瓶碰盆，盆碰瓶瓶碰盆，盆碰瓶 平碰盆，生词，天上地下，个一个盆平碰。